如果有警察，有香港警察想来突击检查你的时候，你有权保持这个平静，或者是有权可以吐口水， <laughs> 跟他吐口水吐。如果有警察查你咧，嗱，诶，我就用广东腔啦，我觉得广东嘅朋友咧，即系我照顾多啲嘅，唔好照顾啲捞啦，吓。